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啊，今天呢是咱们这个二战啊讲这个北非战场这一弹的最后一集啊，也就是呢呃第二个这个特辑啊，呃咱们说一段这个北非战场上的小事儿啊，当然这个小是加引号了，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法国来说啊，这是一件赌上国运的大事儿。 前面咱讲过，那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那英国的蒙哥马利是吧，在阿拉曼呢打败了隆美尔是吧，然后一路呢往西就把这个。 呃，隆美尔呢就赶到了突尼斯啊。对于隆美尔来讲，雪上加霜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呀，这个时候已经不满足于在英国人背后小嘀咕了啊，输送个武器弹药什么，不满足于这个是吧？亲自下场了，亲自操刀了。所以呢，就有了四二年十一月份的这个火炬行动。那英美联军呢，在突尼斯西边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登陆，等于从背后。 捅了这个隆美尔一刀，那现在等于是蒙哥马利从东往西，是吧？然后呢，英美联军从西往东要把这个隆美尔包饺子。虽然隆美尔呢也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但是终究不能挽救德意非洲军失败的这个命运啊！火炬行动啊，其实从这个军事意义上讲呢，它的这个嗯、没什么太大意义啊，比较有限。 是吧？因为那个时候呢，就算是不两面夹击，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这个非洲啊，也根本就待不下去了。所以，这火炬行动最大的这个意义呢，无非就是英美联合作战啊。这是因为以后的二战西线战场基本上都是英美联合作战嘛，这是头一次，是吧？另外呢，就是海岸登陆，啊，这也是头一次练了次兵。 啊，就就起了这么个作用，但是从政治意义上说，这个火炬行动的意义啊，可就大多了。除了美国是首次参战以外，另外呢，就是这次行动对于这个法国的意义说，就大的没边了，简直那甚至讲了对法国未来的国运有了决定性的作用啊，可能这个。 我说到这儿，可能大家有点懵逼了啊！哎，你刚才不是一直说是美国人、英国人打德国人、意大利人吗？有法国毛关系啊？啊，咱们讲隆美尔以前啊，那个呢是说的是一个人的臣服，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大潮所决定的，所谓时势造英雄也。 是吧？其实一个国家的国运也是这样。法国曾经是欧陆霸主啊，是吧？从路易十四时代是吧，那开始一直是欧陆霸主，是吧？这个国家的命运也是在这个火炬行动当中决定了，是吧？你要知道这儿的故事，就得从火炬行动开始讲啊。火炬行动开始前，世界形势是这个样子的，是吧？一九四零年。 纳粹德国横扫西欧，这咱都说过，号称世界头号陆军强国的法国，是吧？抵抗了六个礼拜就投降了。其实呢，这里边说投降不是很准确，准确的说呢是这个停战了啊。法国跟德国呀签的是停战协定，不是无条件投降书。 是吧？停战呢，主要就是三点内容吧。啊，第一点内容呢，就是法国政府和法国军队从此以后不跟德国作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法国北方的大部分领土，大概占它。 国土总面积的五分之三啊，被德国占领啊！整个这个呃，这个大西洋沿岸啊，然后再加上法国北部，就是它工商业这个这个最发达的地方，都被德国占领了。但是注意啊，这是占领，不是像这个什么呃捷克啦、什么这个奥地利啦、波兰啦，不是说像这些东西似的直接就并进德国版图。这地方还是法国，但是呢，现在由德国。 替你站着，替你看着啊！然后每年七十亿法郎的占领费，你得出。 啊，就这个意思，是吧？第三呢，就是法国政府迁到维希去，啊，但是呢，在这个德国占领区仍然可以行使行政权力，只不过呢，要在德国人的严格监督之下。啊，你这个两边都是有这个什么呢？有边界的，是吧？你这个法国维希政府往这个德国的占领区还得派大使呢，啊，有边界的。 是吧？为什么法国败得这么惨啊？惨的简直没边了啊！可是他就不像波兰似的就亡国了，那苏苏德就分了，那就直接就总督区了，是吧？德国就派总督就占领了，党卫队去统治去了。他还能保留独立的政府和一部分领土，是吧？这主要原因呢是希特勒考虑了两点啊，哪两点呢？就是海军和殖民地的问题啊。如果 这个吞并了法国全境，把法国并入德国版图的话，啊，那就是把法兰西民族的底裤都扒掉了，是吧？法国就一点儿尊严。 都没有啊，高傲的高卢公鸡啊，是吧？那就会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想想是吧？那那那鸡急了不上房啊，你想想是吧？所以法国在战争当中毫无损失的海军，因为基本上西线都是陆战和空战，海军几乎毫无损失，在世界怎么着也算得上五强啊，是吧？很可能就逃到海外，不服德国人管，甚至。 和英国人联合起来反攻倒算啊！一个英国的海军实力，那就是 N 个德国，再加上法国，是吧？那你想德国就没法弄了。虽然有意大利海军，是吧？但是你想，这意大利海军，这个我们在战争当在讲过这个，他基本上他跟他的纸面上的能力是天差地别啊！日本海军倒很强大，遥远的亚洲帮不上忙，是吧？这是所以说，海军是。 德国要考虑的，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法国是有大量海外殖民地的国家，这是法国的殖民地，对吧？如果一旦法国亡国，这些殖民地就会纷纷宣布独立，因为这些殖民地是听法国政府的，法国没政府了，我就独立了，我犯不着听你德国政府的，你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是吧？所以估计到那个时候，没有一块殖民地不跟德国人作对，尤其是北非的这个摩洛哥呀、阿尔及利亚呀、突尼斯。如果这个法国海军联合了英国啊，跟德国人、意大利人作对的话啊，那么希特勒的后院就没有一天不起火，没有一天能安宁的。所以，由于有这些原因啊，希特勒呢就没往死里整法国啊，在这个。 法国快战败的时候，啊，这个法国的保罗·雷诺政府垮台啊，不是生产汽车的那个雷诺啊。然后老元帅贝当组织新政府之后呢，跟德国就签了咱们前面说的这个停战协定，是吧？但是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有人不服，是吧？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战败，我们高傲的法兰西攻击竟然战败了，还想坚持抵抗。那这里边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戴高乐准将。 啊，戴高乐在战前只是个上校啊，战争当中晋升为准将，第四装甲师师长。后来呢，被拉到这个法国政府里，那国防部和陆军部的副部长，负责呢和英国人协调啊，一起打仗啊。所以贝当一阻隔，就把戴高乐踹出去了，是吧？戴高乐也就意识到自己昔日的老师、老团长是吧？贝当准备投降，所以他第一时间就跑到了。 英国这个咱们前面都讲过啊，借着送英国将军上机场的名义，他也上上飞机跑了。法德一停战，戴高乐马上就在英国宣布成立自由法国，号召所有法国人是吧，跟自己一起继续抵抗。英国马上就表态承认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政府是法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是吧？戴高乐组织的这个自由法国的军队由英国人提供支援，在战时呢。 归属英国是吧？后来呢，归盟军指挥，但是并没有这个并入英军，是吧？保持了自己的国别。虽然那个一开始穿英国军装，后来穿美国军装，但人家胳膊上始终带着三色旗。今天咱们中国人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包括很多写历史的这个所所所谓的好多历史学家吧，都想当然的把戴高乐政府奉为法国的正朔，是吧？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法国人根本就不认戴高乐，是吧？这里边的原因呢，不外乎这么几点：第一，从法理上来讲，贝当政府才是法国的合法政府，是吧？贝当是法兰西国家元首，也是军队总司令，是吧？这个停战协定再屈辱，也是合法政府的决定。 是吧？你你姓戴的跑到了这个英国啊，另立中央，所以你这种行为既是违抗军令，又是叛国。 啊，因此当时这个贝当政府呢缺席宣判戴高乐死刑，据说还判了两回，是吧？以叛国罪啊，判了他死刑啊，当然没法执行了，是吧？你抓不着人嘛，是吧？你只能弄一个模拟人，拿铡刀铡一下啊。第二个原因，戴高乐资望不够，是吧？你才是个准将，而且是刚提拔上来的，是吧？贝当是啥人？一战的凡尔登英雄，拯救了法国元帅。 是吧？人家老元帅，你想你这，是吧？所以你这个这个这个资望根本不够啊！法国一停战呐，很多人都想抵抗，不是戴高乐一个人，本土和殖民地都出现了秘密的抵抗组织，是吧？但问题是，这些组织凭什么听你自由法国的？ 是吧？更不用说啊，还有咱们前面讲过达尔朗这样的这个观望派啊，论军衔、论实力、论合法性，都远远高于戴高乐啊，绝对不可能屈居于戴高乐之下，是吧？达尔朗是上将，你想想，是吧？除了这两条原因之外，还有一条原因啊，就是。 大家都藏在心里不能说出口的，什么原因呢？其实也是法国人当时就一般法国老百姓心里普遍的想法，就你丫戴高乐在危难时刻抛弃我们跑了，是吧？你他妈是有能力坐飞机跑到英国去，我们这儿。 任这个德国人鱼肉，我们不是谁都有能力逃出法国的，绝大多数人是只能留下来承担苦难和屈辱的，是吧？所以你在紧要关头跑了，是吧？不跟我们一块受苦，然后你跑到英国，在海峡对岸大喇叭广播，装大尾巴狼，要求我们抵抗啊，让我们流血，给你脸上贴金，你这不是吃人血馒头吗？你这不是？更何况你依靠的是谁呀？是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的英国人。 对吧？所以你没看那个最近新拍的那个敦刻尔克那电影是吧？英国人敦刻尔克撤退，得英国人先跑啊！法国人法国人不能上船，我们英国人先跑，这是英国船，是吧？所以当时的其实很多法国人对戴高乐极不感冒，因此你看战后法国复国啊，选出制宪议会。 马上就跟当时的临时总统戴高乐就起了冲突，戴高乐一年多就下台了，一直隐居了十多年，五八年才复出，四五年二战结束，四六年他下台，五八年才复出，隐居了十二年。 可见当时法国人对戴高乐的态度远没有这么友好，是吧？这是后话，这咱暂且不表。啊总之呢，当时啊，就对于戴高乐和自由法国来讲，局势非常不好，大大的不好，很不好，是吧？盟国内部人微言轻。 是吧？虽然英国人承认的，那就是拿他当个过河卒，是吧？美国就压根儿不承认的。罗斯福到死都看不上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一直想扶持其他人啊。戴高乐准将，哎呦喂，是吧？舔着个脸，你还是是吧？你这个，你这个军衔啊，这个准将这个军衔，我简单解释一下啊。准将这个军衔，在有的国家是作为将官，是吧？你比如说。 美国是吧？准将是吧？是一个星是吧？少将俩，中将仨是吧？然后这个上将四个，那五星上将实际上相当于元帅，那就是五个是吧？美国准将是将军，哎，法国也是是吧？法国更逗，准将就俩星。 是吧？然后少将仨，中将四个，上将五个，元帅七个，是吧？大元帅呢成瓢虫了，满身，是吧？所以他这个这个法国最有意思，准将就俩星啊。戴高乐只是一个准将，在很多这个国家，尤其是英联邦国家，准将是非将非校啊，校跟将之间的一级军衔，或者更准确的说，居然跟今天解放军似的，翻译成大校。 对吧？你看，尤其是英国，英国是最明显的，是吧？英国是最明，英国准将的军衔一个王冠三颗星，上校一个王冠俩星，中校一个王冠一个星，少校一个王冠，对吧？然后仨星是上尉，俩星是少尉，一个星是这个啊，仨星是上尉，俩星是中尉，一个星是少尉，是吧？所以你明显看出来，英国的陆军它的准将其实就是大校，一个王冠仨星。 啊，然后一个王冠俩星，一个王冠一个星，一个王冠，明显他就是校官体系。但是他这个海军里边呢，准将又按将官体系，是吧？所以这个就比较乱啊。但是英联邦国家世界上有五十几个都是这样排的，就是说准将根本就不算将军，那不算将军，应该翻译成大校。所以你级别这么低，你想罗斯福能看得中你吗？你除了他妈个儿高。 是吧？除了个儿高，你你有啥本事啊？准将在美国有多少个？罗斯福肯定记不住美国有多少个准将，那不得好几百上千，是吧？其实这背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戴高乐谁扶持的？英国人扶持，对吧？罗斯福对他的这个远房大表哥其实很不感冒的，那因为这个战后美国要跟英国争夺欧洲乃至世界的控制权，对这个法国的控制权的问题，是吧？所以。 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怎么办？老大美国看不上，老二英国靠不住，戴高乐呢就主要做了仨事儿来这个提升自己的人气儿，是吧？第一呢，就是积极扩充自由法国的军事力量啊，毕竟这个枪杆子是最重要的嘛。后来甚至都成立装甲师啊，就是法国今天的主战坦克叫勒克莱尔，对吧？勒克莱尔元帅，对吧？那当然战后封的元帅，就是自由法国的装装甲兵司令，是吧？然后呢，就是派遣这个。 他手下的得力助手、大特工让·木兰啊，秘密潜入法国啊，协调各个抵抗组织的这个活动啊，在这个备战领土上刷存在感。那这我是戴爷派来的，那咱们都得听戴爷的，刷存在感。第三呢，就是坚持不懈的跟各方沟通啊，我是正宗，我是正宗啊，尤其是在跟英美盟友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戴高乐一直保持一个。 顽固不妥协的态度，啊，始终坚持我是法国唯一的合法代表，自由法国是唯一的合法代表。我们坚决反对你们分裂法国的行为，是吧？这一点甚至让支持他的丘吉尔都烦了啊！丘吉尔琢磨，干脆给伢打发到非洲去得了，啊！让他到非洲跟德国人、意大利打仗去吧，你别他妈一天到晚给我这添乱、嘴炮了，是吧？但是你看啊。 你不要小看戴高乐的这么个态度，一米九八，外号大公鸡，逮谁啄谁啊！整天就是那咯咯咯咯咯咯，整天就这么叫，是吧？他这样做虽然可能在实质上不会影响英美，但是他会让所有人，特别是所有的法国人，慢慢的能够感觉到他多么玩命的在为法国奋斗，是吧？他也就慢慢的成了。 这个世界人民心目当中，法国的代名词，终于到了一九四二年啊，盟军准备反攻啊，剑锋直指北非啊。当时整个这个北非，那就是西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德意联军驻扎的突尼斯，都是法国殖民地啊。 可是，这个美英联军登陆北非这事儿啊，压根儿就没跟戴高乐商量，那而是呢，这个一直啊，这个准备啊，让美国扶植的亨利·吉罗，这是五星上将啊，到北非去号召这个法国人呢，跟英美联军合作啊。吉罗将军也是从法国本土逃出来的啊，但是这个真到了火炬行动一开始啊，大家发现这个吉罗将军呢。 不好使啊，一点也不急啊，这个这个不好使啊。当地的法国政府军队不听他的，啊，有的地方的法军呢还进行了抵抗，给登陆美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啊。就算这样，那、盟军都没想起戴高乐来，是吧？为什么吉罗一个上将都搞不定的事儿，你个准将能搞定吗？另外呢，美英盟军在北非发现了一个宝贝，谁呢？达尔朗海军上将啊。 达尔朗之前咱们提过啊，维希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啊，身兼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海军部长，那一大堆的这个头衔啊，重重要的职务啊，现在呢就剩下了一个法军总司令。 的这个头衔了，但是呢，举重若轻的这么一个人呐，啊，举足轻重，是吧？这个时候，达尔朗呢，正在这个阿尔及利亚的这个阿尔吉尔探望自己呢得了小儿麻痹症的儿子。那阿尔吉尔是盟军仨登陆地点之一。达尔朗这个人呢，俩特点。 第一，极度的仇恨英国啊，尤其是他一手建立的法国海军，被昔日盟友英国啊翻脸打，啊，打的损失惨重，吊打，是吧？所以可想而知，他对英国扶持的这个戴高乐是个啥态度啊？ 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达尔朗这个人呐，非常务实啊，也可以说呢非常狡猾，那就是他这个人一点都不真诚啊，特能装逼，是吧？自己有什么想法深藏不露啊。对于这个德国和维希法国来讲，达尔朗威望甚高，又在外领兵，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粮有粮，名副其实的实权派，绝对不能得罪，对吧？ 盟军来讲呢，达尔朗暗地里跟他们一直没断联系，态度非常暧昧啊，让美英觉得啊，只要把这个达尔朗争取过来，一旦登陆，达尔朗就可以号召北非法军不抵抗，甚至马上脱离维希政府，加入盟军，是吧？大家可以。 想想是吧？达尔朗是资深的海军上将，法国合法政府的封疆大吏，手下有地有兵啊。戴高乐是前准将，不讨人喜欢啊，实力更没法跟这个达尔朗比啊。美国人又不傻，美国人多精啊，当然知道该选谁了是吧？所以为了争取达尔朗，美国人慷慨许诺，兄弟只要你入伙，以后你就是。 法国代表就没吉罗什么事儿了，戴高乐不认的，没听说过这事，压根儿不存在，是吧？等到这个这个火炬行动要开始的时候，啊，对这个达尔朗啊是非常有利的，对戴高乐是大大地不利的。但是这个时候，达尔朗有自己的困难啊，也有自己的难言的苦衷。什么难言苦衷呢？一个。 实力不足啊！法国海军实力大不如前啊！这四零年的时候让英国海军爆脆了一回，大不如前。北非法属的几个殖民地啊，政府和军队实际上是一片混乱，是吧？快进入到战国时代了，很难说有几个听话的。不过相比这个这些困难啊，这个还有摆在达尔朗面前啊，还有一个更无解的难题，什么呢？ 他可是维希政府的二号人物，在很在很多人看来，他就是第二号大法监啊！如果此时有个风吹草动，我就归顺啊，那我不就成个墙头草了吗？我不跟吕布一样了吗？啊，那很可能就是两边都不待见我，是吧？而且，我就算真的加入了盟军。 我就会面临跟戴高乐一样的问题，是吧？你在外面沽名钓誉，是吧？为此付出代价的是留在本土的这些苦逼的法国人，那这些人就会更恨达尔朗，啊！所以这个登陆行动开始前几个小时啊，达尔朗才从手下将军那儿得到了英美盟军要登陆的消息，马上火冒三丈。 啊，气气急败坏啊！说我早就知道英国人都什么傻逼、蠢蛋啊！我以为美国人能聪明点没想到一样蠢啊，犯的错误一样多。但是生气归生气呀，达尔朗知道站队的时候到了，对吧？老狐狸不能轻易表态，咋办呢？这贝当元首，发了份电报啊，说局势紧急啊！我作为老二，我正好在这儿。 是吧？我要求授予我采取任何必要措施的权利。啊，这时候美军的这个代表克拉克将军啊，就是后来在朝鲜这个战场上跟志愿军签订停战协定的那位。啊，这是典型的办公室将军啊，仗打的特别臭，就是那种典型的政治将军。啊，哎，他来阿尔及尔跟达尔朗谈判，这是他擅长的啊。达尔朗在得到这个贝当的这个授权命令之后啊，贝当说可以。 我允许你便衣从事，就马上命令法军停战啊！但是贝当政府呢，很快迫于希特勒的压力，拒绝了美国的停战建议，而且也取消了给达尔朗的全面授权。这个时候，达尔朗狡猾的一面就派上用场了。他假装服从贝当的命令，然后就是准备是吧？我服从。 元首的命令，对吧？撤销自己发布的停火令啊！我要撤销这个停火令，但是呢，暗示克拉克将军，你可以把我抓起来，对吧？你你把我抓起来，把我囚禁起来，这事不就解决了吗？吧在被囚禁之前，他给贝当元帅发了个电报，对吧？说我取消了命令，但是我束手就擒啊！美国人把我抓了，啊，把我抓了。 这其实呢，就是达尔朗给贝当和希特勒演的一出戏。达尔朗绝对是影帝啊，绝对是影帝，金鸡、百花、好莱坞、金熊都应该得，是吧？这你束手就擒了，那也就很难说啊。这个取消停火的命令是不是发出去了？反正我达尔朗在哪边都是无辜的，将来哪边得事儿，啊，你都不能找我的掌是吧？我没错，是吧？ 贝当政府这个得知北非法军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之后，就立刻啊解除了达尔朗所有职务，一撸到底，开除党籍，双开，是吧？呀，一撸到底，但是晚了，啊，刚才说过。 德国没有完全占领法国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让维希政府帮助德国控制住海军和海外殖民地。现在事态发展到这样，维希政府毛用没有了啊！所以德国马上就派兵占领了法国的那五分之二的残山剩水，然后就准备接管法国海军。万万没想到，达尔朗太狡猾了，早有准备。 一年多之前，他就给法国海军的这个下达过密令，是吧？一旦德国人要接管，开足马力跑，跑不了的，拔开军舰的通海阀自沉，是吧？所以，当德国人快马加鞭来到法国海军驻地土伦港的时候，这支拥有八十多艘现代化战舰的久经历练的舰队全部沉没，只有几艘潜艇逃了。 啊，虽然自己亲手建立的海军下场不怎么样啊，也可以讲，就二战的时候法国海军几乎就是没怎么打就全完蛋了，那就自己就把自己毁了。那但是达尔朗成功的站到了胜利者的队伍里边，而此时的法国迎来了最扑朔迷离的时刻。为什么呢？现在有三股势力认为自己代表法国，第一股贝当的维希政府。 啊，第二股达尔朗正在筹组的临时政府，第三股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戴高乐自由法国这个时候呢改名叫国家解放委员会了。三股势力里边论合法性、正统性，那没得说，维西法国连美国都跟他保持了外交关系啊。再说人家不把自己叫维西法国，人家就叫法国。 啊，就是说刘备不能管自己叫蜀国，我们就是大汉，是吧？赵构不能管我建立的国家叫南宋，啊，我们就是大宋，是吧？但是呢，这个维西法国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统治啊，跟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啊，帮助德国人掠夺法国的资源啊，然后配合德国人迫害犹太人，所以维西政府在这三个势力里边最合法，但最不合理。 特别是现在，法国全境被德国占领，维希政府也就名存实亡了啊。那么剩下达尔朗跟戴高乐之间啊，关系非常微妙啊。怎么个微妙法呢？戴高乐实力比较弱，但是在法国危难关头高举反抗大旗，跟文丞相似的，一书生举一旗，扶颠持威，力保社稷，是吧？啊，看起来最正义，对吧？支持他的呢，主要是英国。 达尔朗呢，可以理解为是婊子从良，对吧？汉奸反水啊，汉奸反政啊，从维希政府内部分裂出来的，所以他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是介于戴高乐跟贝当之间，而且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也知道贝当的名字太臭，所以怎么办呢？打算把这个达尔朗啊推到前台。 这样呢，既保留维希法国的合法性，又在正义性上呢，不至于这个太惨不忍睹啊。达尔朗的实力强于戴高乐，美国的实力强于英国，所以局势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戴高乐靠边站是早晚的事儿。 啊，而且呢，维希法国政府也会以达尔朗这这边的这个形式，是吧？断断续续延续到战后，就维希法国的法统啊，能一直延续到战后啊。但是这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出现，什么呢？你维希法国政府在战争期间可是跟纳粹德国停战，并且有很多合作的。 某种程度上讲，你是德国的帮凶。达尔朗作为维希二号，目前用得着你，早晚要清算，而且肯定不会短少清算的素材啊。所以，如果是达尔朗这个时候代表了法国啊，并且把他的统治延续到战后，那么法国的国际地位在战后必然会大大下降，搞不好直接就跟。 奥地利一样了啊，你就是战败国了，你就算是战败国了啊！奥地利、意大利，意大利在一九四三年也反水了，是吧？这个咱们后边还会讲啊。但是你就是反水了，你就是反戈一击了。那他一战都是也这么干的，非常善于出卖盟友啊！你干这事儿，但你就干了这事儿了。你二战后好意思舔个逼脸说你是反法西斯成员国一员吗？你也不好意思，你也是战败国，是吧？所以，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法国今天在世界上绝对是一只弱鸡，在欧洲它绝对是一只弱鸡，所以当时的法国呀，真的是站在国运的十字路口上，往左还是往右啊？可是啊，就在这个历史，就在此时拐了一个弯，不是画了一个圈，是拐了一个弯啊。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四号，平安夜，达尔朗从外边返回办公室途中被一个。 年轻的刺客刺杀身亡。这个刺客年仅二十岁啊，号称自己是极右翼，要替维希政府。 干掉达尔朗这个叛徒啊！而且在达尔朗死后两天，刺客就匆匆忙忙的被宣判，并且执行了这个死刑。不用后人，当时的人就议论纷纷：哪那么巧啊？这谁干的？所有的人，包括戴高乐和贝当，都声明不是我干的啊！不赖我啊！这跟我一点一毛钱关系没有啊！一毛钱关系没有。那这刺客到底谁指使的？到今天也没有这个 答案啊，历史的真相也就永远无从得知了。就跟我们前面讲了，基洛夫到底是谁干的？这不是我干的，是吧？这这不像圆明园那谁烧的，知道这真不是我烧的，是吧？这个真不知道谁干的，所以咱这儿就不妄下定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达尔朗突然死亡，最大受益者是在高乐。 啊，所以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就是戴高乐干的。戴高乐派人刺杀了达尔朗啊。从这儿以后，虽然戴高乐身边也有争议的声音，但是再也没有人能跟他抗衡啊。你包括什么勒克莱尔啊，甚至后来的吉罗呀，这都军衔比他高多了，都归附到了他的这个帐下啊。于是，法国国运在这一声枪响的时刻就发生了转折。 是吧？后来几年战争过程当中，戴高乐的法国国家解放委员会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盟国的认可。后来法国解放，德国投降，那以戴高乐为首的新法国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战胜国中的。 一元，对吧？因为他的法统不是从维希那儿来的，我从自由法国这儿来，是吧？所以今天的法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啊！每一次评选最伟大的法国人，戴高乐基本上跑不了第一，偶尔第二，那是因为屈居在屈居在拿破仑下边。一米六八的，超过了一米九八的法国人，用戴高乐的名字命名了凯旋门所在的广场啊，命名了巴黎的机场。 还有二零零一年服役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这是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唯一的一艘核动力航母啊！咱们这个中国人呢，经常有个误解，啊，认为戴高乐是法国的解放者，他他最伟大的功绩是解放了法国。其实法国人不这么认为啊，毕竟当时戴高乐没几个师的部队，那即便是没有戴高乐，法国都是会被解放的。 啊，最后这个解放巴黎的时候，是巴顿将军，就是艾森豪威尔下令啊，让法国的装甲师率先进入巴黎啊，把解放巴黎的荣誉。 就交给法国人，而那时候德国人已经弃城而逃了，基本上哎，法国人先进去的啊，要不然巴顿就先进去了啊，那巴顿多鲁啊，抢别人的油料，他也得先给自个儿坦克灌满了，是吧？管你他妈九五九七九八的，先加我这儿，那他他干这个的，是吧？所以戴高乐其实他最大的功绩是什么呢？他最大的功绩啊，就在于是什么呢？是法国在战争中贡献这么小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战败国的情况下，不但成为。 为了战胜国，而且呢还拥有了几乎跟英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啊，这一点可能不像打赢某一场战役那样容易被人记住，但是对一个国家的影响确实是深远的多。呃，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特辑节目啊，希望大家喜欢啊，然后呢，咱们下期再见。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